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是十月十号，好像是，是吧？ <laughs> 呃，那么这个呃十一是我们国庆这个黄金周，所以徐老师刚刚从台湾游玩归来，给我们带回来很多的这个宝贝。哎，首先我觉得，我们可以看看照片。 看看台湾怎么纪念这个这个什么呀？辛亥辛亥一百，台湾好像起了一个挺像综艺节目的名，叫《精彩一百》。 <laughs> 你看， <laughs> 扎着采光？对《精彩一百》，我尤其注意到它那个一百两个圆圈啊，是铜钱哦，圆形方孔钱 <laughs> 一零零这个这个铜钱。这个造型啊，让我觉得好怀旧，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过台湾双十节，台湾也叫双十节嘛，对对对，国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到处都是这种门楼。它这个门楼主要是两个华表。 拼起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这华表在咱们安门呢，这个地地方就是凯兰德大道，没错。后面那个就是原来的国民党的总部，们正对的就是呃那个现在的所谓的台湾的总统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这样的地方很少。对，并没有很多的旗帜。对对，没有。再看看下一张啊。哎。这精神，这我也有印象。嗯嗯，他们这兵啊，是这是中正纪念堂的一个一个宪兵，宪兵。 他满脸是汗味的仪仗小亮仔，小亮仔忍不住忍不住拍了一。打仗不一定行哈，立正还挺帅， <laughs> 挺帅。 <laughs> 来看理论后边好像什么。 伦伦理啊伦理，哎伦理，来来再再再看下边，下面就是本人的啊，哎呦，跟孙逸仙合影，跟跟孙逸仙合影啊， <laughs> 主要是这个日子一百年了，咱跟国父那里致敬一下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样子是比较老土一点，没没这到此一游嘛， <laughs> 所以所以这个人人站的挺端正的，而且呢，这个两岸。 故宫都有展览，这次你看徐老师拿回来，这是专门他台湾为了纪念这个“精彩一百”嘛，在这个这个“国宝总动员”，我发现台湾这个起起名啊，深受他们综艺节目的影响。 <laughs> 这国宝他是总动员，不，他是一番苦心， <laughs> 嗯，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，对对对，他要吴宗宪跟这个蔡康永的观众。 没也么去，故宫。他这个就是电影吧，有一个电影叫《海底总动员》，哎，玩玩具总动员，玩具总动员，这是他儿童那个那个蒋介石那个纪念堂，那个中正纪念堂啊，中正总动员，哎，不是总动员， <laughs> 上面人不多，下面排长龙，我心想有这么多人这个要看这个啊这个顾总统什么吗？原来不是。 <laughs> 一个展览，手冢治虫漫画展览哦哦，是漫画展览，那也对 <laughs> 一个漫画展览，下面排呼呼呼长龙，所以他基本上他故宫他也是这样，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，面对现在的年轻人，就是让一些比如说像周杰伦啊、蔡依林的粉丝都要来，那你得给人家说精彩一百国宝总动员， <laughs> 没错。可是据说他的东西是很多，嗯，他的馆呢其实地方并不大，是对不对？所以他怎么摆呢？ 他说要要分几十次怎么样才能摆？嗯，他所有的东西要分几次，所以呢，他就可以经常有各种不同的展览。换展，嗯。所以你说你以前什么常去是吧？对，我小的时候我念小学，我在台湾住的时候，我外公就几乎有一段时间去的很密集，就几乎各个礼拜去。后来是起码一个月去一次，所以基本上。 去过几十次、一百次是肯定有的，嗯，那基本上是都看了不少，但也不敢说都看完，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并不在轮展范围内，对，他是也许是真的就存着，隔很久才拿出来一次，对，但是坦白讲啊，我觉得年纪很小的时候去看有好处，你知道很多知识，但是我觉得年纪太小没有那种领悟、领会的那个感受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看。 也就是个看，是个知识上的增长。但你说要真觉得这东西有多好呢？那时候没有领略掉它的妙处，反而是年纪大了，上了岁数了，三十岁之后了，哎，再看感觉就不一样。所以就是我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。但是呢，真的像徐老师说的一样，说你要喜欢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就是老了？不是老了，这个就是以前林语堂说的一句话。 他说：“你二十来岁的时候，你就看西洋的东西；三十四十岁的时候，你回头进到中，回到中国文化，回来了就再出不去了。这个中国人的哎，就就就你才发现怎么这么好，这么你就回我我以前十几年前就去过，我重新再看《郭熙早春图》，像像完全重新看一样，就是你真的有很多东西，你以前看过吧？看过，知道吧？知道，对吧？王羲之没没没都看过。” 但为什么现在看就是不同了呢？我我只能觉得这真是，说明你进步了，也许吧。说明你进步了，说明我老了。我我跟你我跟你说啊， <laughs> 这个我有一个画家老师啊，他就是看这个大英博物馆嘛。嗯。他说这因为也有那个中国艺术品的那个中国画的博物馆。他说现在楼上啊，他看了一个西方的这个这个油画的这个展览啊。他这个我这个老师他自己就是画油画出名的啊，看了个油画的展览，然后再下来。 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宋朝的画，看见中国的这个水墨山水之后，他感慨一句：“他说这一笔啊，西方的那个画那就是葱爆羊肉啊！ <laughs> 你看那个油画，那可不就是口味太重了？你看中国的这种，真是我是不是前一阵刚去这个俄罗斯嘛？嗯，他们那个八世纪、九世纪，那就是不得了的东西了。嗯，那从那个到后来，他们这个天翻地覆。” 可我我们看看我们那个八世纪九世纪那个那个唐玄宗写的字，嗯，跟我们今天写的字不一样吗？ <laughs> 我们不就在学他那一笔一画吗？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性，就是你是具体可感的。而且它有一点可靠在哪里啊？就是说我我呃去看的时候，正好碰到陈平原、夏小红吧，呃，北大中文系主任，他说他们那边的这个写出来，只要不特别标出来，就一定是原件。 嗯，我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，但是因为我常听说一种说法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现在诚信危机嘛，很多人说 <laughs> 你在故宫看的这个，比如清明上河图啊，那是仿件，什么东西那个原件是不拿出来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常常这样听，所以你就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原件。虽然我们这些人的水平，你不是原件，我也分不出来，但是咱满足一份这种崇敬之心吧。 就在你一尺前，它是一个原件，跟它是仿制件，在我心理上影响是很不一样，有分别。有分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东西啊，我有点怀疑。我觉得北京故宫那个应该也展出也是原件，也是原件。但只不过中国特别流行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好东西得留起来，就是这个想法。按照这个逻辑啊。 有时候我在街上碰到你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县委书记？我说这个说不定也是仿制件， <laughs> 原件是在县委办公室里都不出来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假的， <laughs> 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但故宫展出的也都是不不不，故故宫是故宫，真的。 <laughs> 你在台北故宫看的，我这个国庆节还去了这个北京故宫，呃。 北京故宫说多少万人嘛，你就挤在那个多多十几万人里面。没没错没错，哎呦，这那家伙人山人海啊！但是我我我去看的是什么呢？呃，这个兰亭展啊，兰亭展，北京那个呃，北京这个特展呃，兰亭的这个特展，就是中国文化里边有一种兰亭文化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兰亭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《兰亭集序》啊，嗯，多少个拓片，多少个仿制件，但真正的那个原件没有了，据说是在。 陪着唐太宗下葬了嘛？唐太宗太喜欢了，下葬。但是也有人怀疑，说难道说他儿子这个唐高宗李治啊，还是包括武则天，不吗？真听了他的话，给他殉葬了吗？说也可能不在唐太宗的坟里，也可能在武则天和 <laughs> 他坟里。就是说有这个说法。但是他搞这个展览，我可以证明是真的， <laughs> 是原件，就也是很近的距离。就过去乾隆皇帝说呀，三西堂法帖三个嘛。 你在台北故宫有这一个，就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》，对对对，就在台北故宫。还有呢，这个呃王洵的《博远帖》，是还有什么王献之的什么帖？这这总总共三个。我我看到另外两个，主要看的是，当年唐太宗太喜欢这个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然后找的这个叫冯承素这么一个人。 就是就是谋啊谋谋划，据说是高仿真，据说是高仿真的，哎，反正然后呢，你就看，哎呦，延续下来，中国就是这个兰亭文化，哎呀，各种各样的艺术品，原来很多呀，原来很多，但那个特展又专门要买门票，不用不用，它是包括在总的门票呃，对对对，你看一般故宫门票听说是六十块钱一张，我呢多了四十块钱啊。 因为我买的是黄牛票， <laughs> 排队你排一天你也排不到啊！那天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在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啊，我们讲讲这个老祖宗的东西。 是吧？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这个徐老师还带来照片，就两岸的这个呃，咱们看看啊，有这个徐老师在台北故宫见。哎，我这个先给你看徐老师这个，这个啊，是我最近在河南博物馆，嗯，青铜器啊，联鹤方壶。你你看看这个漂亮啊！当然，他这个拍的太差了。来，再看， <laughs> 再看下一个照片啊。你看顶上啊有这么一个鹤，鹤了，要所以联鹤方壶，那展翅飞翔的鹤。你再看下面。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你看《春秋》连鹤方壶，当年这个这个对这个这个这是举世闻名的啊，这个青铜器。而且这个郭沫若，你看下边我要这个说的就是郭沫若，你看啊，郭沫若这个专门对这个壶啊有这个一番评论。连瓣之中央啊，复立一个什么清新俊逸之白鹤啊，然后呢，他认为做这个玉名之状，他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精神之象征。此鹤。 突破了上古时代之鸿蒙啊，正踌躇满志，嗯，这睥睨一切啊，踏着践踏这个传统于其脚下，而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。这正是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脱出时，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。我为什么特别引用郭沫若这个话呀？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行啊，我对他有怀疑。 我也是，你这我对他有怀疑。他，呃，我没查原文，我认为他如果没有什么根据的话，他这么讲啊，那是他又在瞎说，就是文人的这种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年代的那个青铜器上面有个鹤，那就是把旧时代的精神踩在脚下，践踏传统于脚下，新时代的精神展翅飞翔。我觉得郭老未免有点抒情了吧。 郭老一向如此，所以所以我常常觉得余秋雨跟他很像这方面，他们写的东西都有这种抒情感，文人抒发这个。说话要有根据的，对吧？不过不过，但是他那一届里边，对他那个时期的那个青铜器的铭文的，他是很有名的，还是还是比较有名的。但只是刚才那段话，哎，那段话有点太诗人气，太女神腔了。他到晚年的研究李白、杜甫啊，什么写这个这个帮曹操翻案啊，那些那些是很配合当时时。 对对对对，郭沫若是有这个，对，因为你很难说顶上一个飞翔的鹤呀，对，我觉得如果没有更多的、更多的资料，你怎么能说那是表现时代精神？这底下这壶就是旧传统，鹤把它踩在脚底下，新时代到来了，这有点儿，这好像在讲五四 <laughs> <laughs> 咱们再看，咱们再看啊，看看徐老师从台北呃故宫偷回来的。 对 <laughs> 对对，那是偷的回来。这这我是在那走累了， <laughs> 走累了说要能偷的话偷哪？你先说这是什么？这毛公鼎嘛。毛公鼎很出名，很出名的。它最出名是因为它它那个里边有很多五百多个字。对。所以它是鼎很多，但是它那个那个那个呃呃价值非常高。那么这个鼎的故事它是这样的，它是清道光年间出土。 嗯，那么端方他们呃收藏是，到了民国期间呢，是叶公绰，就叶公超的老爸，对，嗯嗯，呃，没钱了，把他抵到上海的银行里，然后他又到了香港，到了香港了以后呢，他要叶公超把他带到香港，因为日军要占领上海，他的妾，他的所以小三儿吧，是小三不可靠的这个地方， <laughs> 就就向日本人告密。 就说这个我家主人有这么一个东西，能卖多少钱？什么什么？日本宪兵就去查，查以后呢，他们结果叶公超他们仿做了一个，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可以仿做了一个，骗过了日本人，把这个鼎真的从上海运到香港，后来又运回南京，交给南京的政府，后来就随着到了台湾去。现在是他们的镇馆镇馆之宝。嗯，对。所以单凭这一点吧， 台湾也不能脱离中国吧，对不对？你看镇馆之宝都在那里。哎，徐老师，你这我要跟你重复，上次我去台北，呃，一个老的士司机拉我到台北故宫嘛，我跟你说过，那老司机就是绿党的。 绿党的临落临临撂我下车的时候说了一句：说如果我当了总统啊，这里边的东西全还给你们大陆， <laughs> 都是抢你们的、偷你们的，那不是我们的。 <laughs> 我说这倒大方， <laughs> 这不错。这是有绿党政治水平。没没没，他在搞台独的嘛，搞台独。说这是你们中国的，那不是我们的。那按照他这个讲法，如果罗浮宫说送一半收藏给他，那那我们也不能要了。哎呦，可真是。不过我这次的一个感受就是说，博物馆呢还真是要去看。 当然，就是说，你同样一本书，你可以把博物馆介绍的很好。你今天你随便买一本书，大英博物馆、这个罗浮宫都很有。但是，直到你站在这个东西之前，就我刚才讲的，直到你站在这个珍品之前，嗯，你才会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书，你才把这个东西消化了。这个听上去有点玄乎，就是说你单在画面上看，跟在看实物，这个是一个。 巨大的不同，那当然而且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，它很有意思。每个国家那种最大型的国家级博物馆，嗯，一般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政治意味。嗯嗯，绝大部分的国家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？在欧洲比较早，是十八世纪末、十九世纪初成立。那正好就是现代，因为我们要民族主义是很现代，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出来，民族国家出来之后，每个民族国家都要找回能够让国民骄傲。 找到认同的一个一个东西出来，那就是个国家博物馆。同时呢，这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的东西等于在说一个故事，告诉我们的国民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，我们是怎么来的，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又更有趣的是，大部分这样的国家博物馆啊，都是过去的皇宫。对，那从这就恰好能够解决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因为你民族国家其实是个新生产物。 嗯，你怎么说能够说以前明朝啊、唐朝那个东西跟你是连续的呢？嗯，那你就直接把一个皇宫接下来，就皇家、皇家、皇家是私人的这些宝贝，嗯，这过去不是老百姓，他都是轻视私人所有，对啊，没错，他现在把他是剥夺出来，说是属于全民族的，民族这个东西是抽象的嘛，它是等于是从古到今那么多人的，也都是属于我们的。 所以这是整个博物馆，尤其国家博物馆，两岸两岸故宫啊，这种国家级博物馆，它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这个故事在今天看啊特别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辛亥这个革命其实是有个法统问题。对，嗯嗯嗯。这个法统问题就是，你如果真的是革命，像美国独立战争那种革命的话，那你就跟过去那个英国是断绝关系的，嗯，是断掉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个独立战争。但辛亥不是这样的。 辛亥是什么呢？辛亥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是继承清朝，你它又是革命，但是同时你要解决一个道统问题的话，它是继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忘记，它整个革命最后成功的关键是清帝的那个退位诏书嘛啊！但是他革命党是驱逐鞑虏啊，恢复中华。那时候早就讲五族共和，哎，这就是问题了。 假如南方政府真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，你知道当时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满洲就没了，满洲就没了。你知道最初革命党的想法，辛亥成功的时候，革命党是说什么？我们十八省自己统一就行了，满洲你们是你们的，黑龙江不关我们事儿。嗯嗯。所以当时呢，蒙古啊，也有人蒙古王公起来说，哎，我们效忠的是清朝皇帝，你这都都不在了，那我们也就独立了。西藏也说要独立。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南方政府那套革命讲法的话，那是汉人革命，嗯嗯，嗯，那是汉人叫恢复大明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就走向共和。你看他那个《精彩一百》里边各种展厅，第一个展厅展什么哈？你们能猜得到？他第一个不是毛公鼎，嗯，是一八几几年到现在的这个外交条约的正本，嗯哦，南京条约。 这个这个什么《北京条约》，我我是第一次看到香港九龙被割让的条约的正本，中文、英文全在那块，历代的正本，这是他第一个。你看这个国足教育的这个传承，在这个地方，档案都得留着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，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些故事啊，你像我这次去故宫展，我就想起这中华民族得感谢张伯驹啊，因为兰亭展里边，我看到最早的墨迹啊，就是陆机的平复帖。那么咱们读过记载，张伯驹先生收藏的，买了或者我把一宅子的钱买了。他他里面专门也有个展，就是各个时代很多人捐赠的。对。那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假如我今天人到晚年，我自己藏了一个，嗯，也有一什么东西啊。 我是传给后人呢， <coughs> 还是捐给国家博物馆呢？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，它体现一个什么信任呢？嗯嗯，就是说你当然是钟爱它，但是你你捐给他，你得知道这个博物馆真是他真的能够保留这个东西，保留好，它不会被人机器压碎，它不会被人拿来额外赚钱。你说。 很多人这么捐赠，我我看到的是一份份心啊，就是说对这种传承。这个捐的原因呢，也可以是很复杂的，在不同的时代。但是我就说啊，这个文物啊，这个你你刚才讲这个博物馆呢，你真是你在台北故宫今天看到的，那都是经历南南迁，在重庆，对，有些已经去过美国了，但一件一件都没坏，一件都没丢啊。当年的这个人呢。 哎呦，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捆扎方法，你知道？经历这么样的沧桑，这个战乱，对，没拍 X 光照片压碎了。没错 <laughs> 我那个那天看那个一个纪录片，还讲这个卢浮宫，你知道也经历过。当年怕纳粹德国轰炸巴黎，他们就搬。你知道搬的时候啊，这个这个这个法国这个民族，蒙娜丽莎镇馆之宝，专门用一个密封的车。 封着，专门专车运这个《蒙娜丽莎》这幅画，里边还有一个专人、工人、专人一路跟随看管。说因为这个密封啊做的是如此之好，所以到站开箱的时候，这张画完好无损。这工人呢昏迷了， <laughs> 憋的昏迷过去了，而且就是藏在城堡里。那么希特勒来了之后，纳粹德国其实知道他们藏在城堡里，但是呢没去动。 因为怕呀，你要一动这个，法国民族不投降了，怕他们集体叛变。就是说，你把我们这个东西再给动了，所以他一开始都没掠夺这个，他去掠夺犹太收藏家的。你们你们想过当初巴黎啊那么容易被纳粹攻陷？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要保证不要遇法国人。对法国人说我们放弃，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留着，说我们宁愿放弃首都，我们不跟你浴血奋战到什么最后一枪为 一带，然后一砖一瓦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这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投降。这是第二。 <laughs>